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八十九集。洛涵硬着头皮打开书册，眼睛盯着最上方，缓慢念道：“情侣间要相互信任，相互尊重。” 戒骄戒躁，循序渐进。有时候可以通过一些小事增进感情，比如一起去陌生的地方旅游，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一起读书画画，一起……呃，编不下去了，太难了。我只是让侍者去买魔界最畅销的书，结果他就买回一本这个。这书上倒确实是情侣一起做的事，但全是各种姿势啊！洛寒尴尬之极。 林青霄耐心等了一会儿，问：“还有呢？”洛寒硬着头皮说：“还有，只不过翻页了。”他竟然还想看下一页。林青霄忍无可忍，伸手去拿他书里的书。洛寒知道这本书离开他的手后，他就别想再看到他了。他不肯松手。林青霄抽了两下没抽出来，眉梢挑起：“还不松手？”洛寒试图挣扎。 真的只是本普通的画折子。林青霄若是强抢，怎么可能抽不出来呀？他怕伤到了洛寒，干脆站起身，走到另一边去看里面的内容。洛寒受到惊吓，本能将书抱在怀里。林青霄在正经时刻从不掉链子，他对着洛寒可怜巴巴的眼神，依然毫不留情地没收他的书。林青霄此刻的样子，像极了某些严苛的夫子。 洛寒气焰都萎了，可是他转瞬想到，林清霄又不是他的夫子，他是他的男朋友，他立刻强硬起来，手上力气丝毫不松，甚至威胁道：“我都已经长大了，你管我看什么书？你再这样，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”洛寒的威胁话都没有说完，手里的书就被抽走了。洛寒内心哭了，竟然完全没用，这个人他没有心呐。 林青霄拿到东西后，随便翻了两页，眉心都跳了跳。洛寒见势不好，扑上去抱住林青霄的腰，慌忙说：“啊，不能扔！书籍是文化传承，每一张纸上都凝聚着智慧，书怎么能扔呢？”林青霄第一次听到这种诡辩，气急：“你还有理了？”“我不管！”洛寒抱住他的腰，死活不松手。“反正我不让。” 你要是扔了这本书，那就把我一起也扔了吧。对于林青霄这种软硬不吃的人，就得靠脸皮厚。林青霄被他抱着，舍不得扒也舍不得走，最后无奈只能说：“你先坐好。”以前只是虚虚的拽着，现在结结实实抱住。洛晗发现林青霄的腰是真的细呀，他抓住林青霄的手，强行把他拉到榻上说。 你你要是不放心，我们可以一起看，正好把一起看书这件事给完成了。林清霄没说话，这种情况下不说话就是同意。洛寒飞快地挪到他身边坐好，握着他的手翻书。现在该看第二章了。图册打开，活色生香扑面而来，边缘还有恰到好处的场景描述。魔族做这些真不愧是专业的。 图画的色而不淫，美而不俗，场景细致又新奇，主人公全程没有露出关键部位，可是充满了遐想空间，余韵悠长。洛寒看完后感叹，随即伸手翻向下一张。林青霄的手指压在书页处，许久不动。洛寒翻不动，抬头看他，见他冷着脸说：“我觉得你这样不好。”“这是情侣间的情趣。” 你要适应你的新身份，不要以我的长辈自居。这句话成功让林青笑闭嘴了。洛寒翻开新的一页，奇的是上面竟然没人。洛寒没看懂，问：“为什么里面没有人？”啊林青笑也不知道该不该解释，只能迟疑地说：“可能在细节里吧。”洛寒再看，恍然大悟。 他看向林青霄，眼神一下子变了。你竟然一眼就看懂了！林青霄沉默片刻后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没有。”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？你就说没有。林青霄哼了一声，用力翻开下一页：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”哼！林青霄揉了揉眉心，真实地感觉到头疼啊。 林青霄其实一点儿都不想看这种东西，但是洛寒看得津津有味。他怕里面掺杂一些不太好的画面，只能凑合着扫一两眼。大概到一半的时候，图册里面的画面越来越猎奇，明显是没的可画了，只能开始瞎编。林青霄扫到其中一幅，没忍住，低声说：“满口胡言。”他们两人坐得近，洛寒听到了，立刻转头问：“什么胡言？” 林青霄没想到他竟然听到了，神色有些微尴尬，说：“这幅图不太严谨，这个姿势明显着力点不对。”洛寒惊了，他许久才回过神，看着林青霄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“你真的是？”洛寒憋了很久，才勉强想出来形容词。 治学严谨，未免太严谨了。这是洛寒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见到有人对动作图做受力分析的，多半也是唯一一次了。不过经林青霄这么一说，他后续再看时竟然忍不住去想可操作性，严重影响了他的观看体验。后半部分没有前面好看，洛寒很快就翻到尾页。林青霄见状，无声松了口气，就要把书收走。 好了，看完了，你也该收信了。洛寒眼看林青霄要将书收到他的储物空间里，赶紧拦住他的手说：“你和我这么见外做什么？放在我这里就好了。”林青霄不为所动。洛寒发现对林青霄说绝食、生气等狠话根本没用，他的心是铁打的，根本不不会被威胁到。洛寒只能换了个策略。 一瞬间变得委委屈屈、可可怜怜。哎呀，你信不过我吗？我有很多东西都放在你那里，可是你从来都不让我帮你收东西。这真是睁眼说瞎话，毫无道理。林青霄耐着性子说：“并没有。你若是愿意，我把我的储物空间留给你。”洛寒还没开口，林青霄就拒绝道：“这本书不行。”洛寒语塞。 对曾经那些铁汉柔情、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类的故事产生些许怀疑。真的可以把冰山捂暖吗？林清霄这何止是冰山，这是铁打的冰川。眼看林清霄要收手，洛寒心一横，干脆半直起身，展臂环住他的脖颈，问：“书重要还是我重要？”洛寒有点感觉到恋人和朋友之间的差距了。朋友、恋人、夫妻。 或许确实该划为三个档，至少他没有在身边任何一对夫妻身上见过类似情景。林清霄上半身完全僵直，他的手臂还放在桌上，可是脖梗被洛寒环住，他没法动弹，只能僵硬的说：“你不要转移话题，这根本不是一件事。”那你是觉得我无理取闹了？林清霄惊讶挑眉：“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” 林青霄试图和洛寒讲道理：“你冷静一些，你这些话根本没有逻辑。”“你还觉得我没有逻辑？”洛寒悠悠地说：“那你觉得谁有逻辑？”林青霄放弃了，他不该和洛寒比嘴皮子。只要他想，死人也能被他说活。林青霄微微叹气，问：“ <sighs> 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“你看，我都主动抱你了，你竟然无动于衷。” 到底是书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为了一本书都不想管我吗？林青霄手指紧绷，其实他知道洛寒想什么，然而感情是比蛊毒还要霸道的东西，就是理智再清楚，也依然无法抗拒。林青霄手缓慢抬起，放到洛寒腰上。洛寒的腰肢纤细柔软细腻，和他的身体完全不同。仙界衣服都宽大。 他手臂收紧时，将衣服压出层层褶子，越发显得掌中细腰盈盈不堪一握。林青霄晃神儿的功夫，桌案上的书就失去踪影了。洛寒将书收入自己的储物空间，心满意足地放开手，坐回原位，说：“好啦今天该说的都说完啦，就到这里吧。”言外之意，林青霄可以回去了。林青霄回过神来，顿时五味陈杂。 他没想到，他竟然也有色令智昏这一天。魔族会在婚前举办大型宴会，尤其婚礼前三天，流水宴从早摆到晚，王府里车水马龙，处处笙歌，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。洛寒没去之前很好奇，第一天慕名参加，可是仅去了一次，他的热情就消退了。说酒池肉林也不至于，但确实是这个路数的。 妖族的女子是隐含着诱惑，魔族就是直白的勾引。往往宴会不到一半，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各种喘息声。洛寒可能在仙界待久了，他有点不适应。当然，他也待不到这个时候。只要宴会上刚露出点苗头，他就会被林青霄带走。明日就是林崇玉和云梦寒大婚，今日是最后一天流水宴，同样也是最热闹的一天。 洛寒和林清霄在最开始到场，他们打算和前几天一样露个脸，走个过场就悄悄离开。然而今晚的宴会人物比前几天丰富了许多，除了雷烈王府，其他城池的人也来了。洛寒进门后，粗粗一扫，就看到好几个穿着王府服饰的人。幽赤城、大荒城、暗夜城，除了暗幽城高冷，王都浩苍城眼高于顶。 其他几个魔族城邦都派来了庆贺的人，仙界派人来参宴，已传得魔域皆知。许多人都对林青霄十分好奇，林青霄一出场就被很多人盯上。林青霄没办法，低声对洛寒说：“难得来魔域一次，我要去见见魔域其余几王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”洛寒点头：“没问题，你安心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” 林青霄握了握他的手，说：“嗯，我去去就回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